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二百九十集，洛寒缓慢收回手，他站在森林外的空地上，身上溢满月光。洛涵在明，而易修倒在黑暗的森林内，两人隔着大半个树林对望。 洛寒也不在乎一休能不能听到，说：“你在教我做事，可惜你没有这个能耐。”洛寒说完，再不理睬这个人，快步朝婚礼会场走去。他生出私情，他违背了天道的职责，他为林清霄改变立场，这都是他的事情。一休可以指责他天道失职，可是却不能贬低林清霄。他在洛寒心中。 抵得上世间任何美好。洛寒走回婚礼现场时，发现场子已经散了，唯有四周灯火通明。刚才人多时只觉得朦胧又浪漫，现在没有人，才觉得灯影冲冲空旷的吓人。林青霄站在最大的那盏灯笼下，静静等着他回来。洛寒走上红毯。 地毯上还残留着白日洒下的百色叶处处可见狂欢后的寂静。白日不觉得，现在才发现这条路很长。林清霄在快一半的位置接住他，伸手握住洛寒的手问：“手怎么这么凉？”“夜里有些冷。”“如今是六月，云州气候温暖，怎么可能会冷？”林清霄没有拆穿。 用手掌包住洛寒的手指，问：“他跟你说了什么？怎么不开心了？”他在说你坏话。林青霄嗯了一声，片刻后惊讶道：“还有呢？只有这些。”你不生气吗？有什么可生气的？林青霄倒真不在意。他们是他们，我是我。他们说再多，天宫也是按照我的意志行事，我生气什么？ 该谢的是他吗？洛寒静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理当功盖千秋，名垂青史，为万人所敬仰，而不是被人猜忌。只因为我在你身边，就要让你承担一些毫无原因的诋毁和诽谤。明明，你不必经历这些的。”林清霄听到失笑，他停下脚步，轻轻挽起洛寒鬓边的碎发，说。 我不想名垂青史，也不想万人敬仰。我一生所求，唯有你。云州世子和凤凰女王联姻，这桩事在无云十六州引起轩然大波。婚礼结束后一个月，众人都在谈论这场豪华的婚礼。然而，出了这个圈子，对于整个天界的百姓来说，这桩婚礼并不是什么大事。 连知道的人都没多少。然而，很快，一个真正的惊雷就将全天界炸出来了，甚至六界都为之轰动。天地要成婚了！在早朝上，林青霄亲自将婚讯公告群臣，并且让天书院计算吉时，择日完婚。这个消息简直是一桶水倒进了滚油里，瞬间将舆论引爆。 上至高官世家，下至平民百姓，所有人都被这件事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各大家族相互打听了良久，最终绝望地发现，这是真的。百姓震惊良久，等反应过来后，他们立刻对天后人选产生极大的热情。林清霄登基仅仅四百年而已，对于天帝来说，过早成婚并不是一件好事。 群众简直好奇的不得了啊！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子，能不声不响的攻克天地，还让林青霄不顾事业大局，公开声明娶她？不管上中下重天闹得多么沸沸扬扬，在大罗天，一切都风平浪静，井井有条。侍女们按部就班的筹备婚礼，仿佛外界任何风波都影响不到这里。一对仙娥鱼贯走入殿中。 行礼后问：“姑娘，这是嫁衣的料子，你喜欢哪一个？”洛寒放下笔，抬头看去，仙娥们一字排开，手中捧着端盘，每个盘子都盛放着一种衣料，看样子个个价值不菲。洛寒觉得有些奇怪：“衣料不是该配合着婚服来设计的吗？我若是选了一个不合适的婚服怎么办？”你安心选你喜欢的就是了。 仙娥们退到两边，齐齐施礼，参见陛下。林青霄缓步走入殿中，他对仙娥们挥手说：“衣料留香，你们都下去吧。”是。仙女们小碎步撤去。林青霄很自然地坐到洛寒身边，问：“有喜欢的吗？”婚礼服饰难道不是从衣料到配饰全部是一整套吗？洛寒奇怪。 难道还能随便搭衣料？林清霄说：“没关系，每一种衣料我都画了草图，无论你选哪一种都无妨。如果你都不满意，那我们可以找其他的婚服重新再画就是了。”洛寒听着暗暗抽泣。你给每一种布料都设计的一套婚服？没错，你不必有压力，废了就废了，你喜欢最重要。洛寒沉默。 从他答应成婚到现在不过一个月，林青霄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画好这么多婚服，这只能说明，在他很早以前就在准备婚礼了。中间这四百年，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在做这些事情呢？林青霄说：“云州的婚礼从订婚到成婚，足足筹备了五十年。相比之下，我们的婚礼时间太短，时之仓促。” 他说完后顿了顿，又补了一句：“不过，还是快些好。”他事事追求完美，不过在这件事上，林青霄难得觉得不必那么完美，先成婚为上。洛寒心里酸酸涩涩的，他靠在林青霄身上问：“你，是不是准备了很久？”林青霄伸手环住他的腰说：“不算很久，只不过……”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期待的一件事情。对不起，我无缘无故就失踪了。那些年，你是不是很难过？你不必说对不起，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。林青霄抱着他，将下巴轻轻放在洛寒发上。你能答应，就已足以让我欣喜若狂。 林青霄在宣布了婚讯后，连处理正事都变得平和了。他渐渐明白，为什么成了婚的人不再愿意冒险，因为有家有室有妻有子，心里有了牵挂，自然走不远了。仿佛无论林青霄在面对什么，只要他一转身，就有人无条件等他回去。他也越发意识到，他前段时间的举动是非常偏激的。 他强取豪夺，动用武力，并不能真正留下一个人，反而是放松后，洛寒自由自在，他也安心了很多。洛寒在林清霄身上蹭了蹭，将脸深深埋在林清霄衣服里。以后还会有很多美好的事情，我们可以一起慢慢经历。你不必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就欣喜若狂。我们以后还会有很长时间。 林青霄失笑，越发紧的抱住他，说道：“好，一言为定。”林青霄说话时，胸腔微微震动，洛寒隔着衣服感到他修长的手臂、薄而有力的胸膛，安心的闭上眼。“一言为定。”出元两千年九月，更深雾重，夜色寂静。林青霄批完了今日的奏折。 放下笔时，完全没有任何轻松愉悦等心情。他举目望去，立正殿内灯火通明，庄严肃静，书架整齐地立在墙边，上面的东西错落有致，一切都摆放在林清宵最习惯的位置上。华贵却冰冷，没有任何火气。可是等走入侧殿，景象就截然相反。殿中摆了两张桌案。 其中一张堆放着许多书卷，其中甚至有些散落到地上。桌面上笔墨纸张随意的摊开着，似乎主人刚刚出门，还没有来得及将文房归位，一切都维持着他离开时的样子。然而六个月过去了，那个将东西弄乱的人却再也没有回来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。 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